申先生，姐，啊，哦哦哦，你报警了吧？呃，当然报了，不不然怎么办呀？我们普通人家上哪儿去弄两个亿给你？啊？很好，哎，我，我申先生，拖住他，跟他谈条件。我我我们还是想儿子回来的，你你开个价，只要我们家能承受。 砸锅卖铁都给你，两个亿，一分钱都不能少。我又不是大富豪，你你绑架勒索也得实际点吧？几百万大不了我们我们卖房卖车给你凑，两个亿你你这不是活活逼死人吗？就是这个数，没得商量。两亿我是绝对拿不出来的，要么你降降价，要么我就只当没生过这个儿子了。 <laughs> 两个亿。 一分钱都不能少！妈的，别他妈跟我装神弄鬼了！我儿子根本不在你手里，学人搞诈骗也不掂掂自己斤两，拿件沾了鸟血的衣服就以为能吓住老子？了，他妈狗屁！有本事光明正大的来！我申哥这辈子什么都不怕，我什么都。 江文学城、淮上原著、猫耳 FM、声音气球、联合出品、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二季、第二季。爷，这是国外付费服务器打出的网络拨号，应该是事先充值，再单独架设通讯平台，自动生成号码拨打的。 境外追踪有难度啊，但打这个电话的人应该在境内，对吧？啊，哎，霸王花，你怎么看？霸王花，不是元芳吗？ <laughs> 好，哎，元芳，你怎么看？不好说，可能确实有蹊跷，也可能只是身家得罪了人，蓄意整他们。 但不论如何，严父，楼下包子店老王说你帮一名漂亮女警点了餐，送不送你来啊？老高，哎，你怎么带实习生的？会不会说话？是是是，这孩子刚来没几天，还没调教好。严哥，您息怒。什么漂亮女警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天天脑子里想的是上班还是谈恋爱啊？还杵着干什么？赶紧干活去。哦，不是。哎，严父。 你要的包子。你跟市局门口卖多少年包子了？连我哄你都听不出来。我们局里哪来漂亮女警？ <laughs> 哎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对了，外边有夫妻俩，是我儿子同学的家长。怎么？他们犯什么事儿了？申小琪，是你儿子同学？对，体育课代表嘛。哎呀，组织大家伙一起去郊游来着，每个人凑了二百块钱呢。 那你儿子也去了天纵山，去了呀？难道是教游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老王，哎哎哎，老申呐，是教游出事了吗？啊，先别问了，赶紧给你儿子打个电话。哎哎哎，开免提，看看申小琪是不是跟他们在一块儿。怎么还不接？这，爸，哎，王王珂呀。 呃，你那个同学申小琪跟你们在一块吗？申小琪不在呀。什么？不在？这啊，他呀，他他捡木头去了，马上就回来。我们要开篝火晚会，大家都捡木头去了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那行，你们好好玩啊，注意安全，明天赶紧回来，听见没？哎呀，听见了，听见了，爸，没事，我挂了啊。 谢谢啊，老王啊，真是太谢谢了！有你这通电话，我们就放心多了。哎呀，举手之劳嘛。好了好了，你们暂时也别太担心了。孩子回来以后，这几天注意锁门锁窗，上下学最好也接送一下。哎，是是是。哎，谢谢啊，警察同志。嗯，如果薛姨的事有进展，我们会再联系你的。哎，好的好的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。哎，辛苦您了，警察同志。好。 再见，再见。哎，锦华，回家了。漂亮女警的包子呢？哎呦我操！刚才一顿忙活，老王送来的包子又他妈被我搁哪儿了？算了，我点外卖吧。哎，点什么外卖呀？回家，回家我补偿你吃好吃的。 林先生，您叫的双人法式晚餐已经送过来了。嗯，我们精心为您烹制了博古斯海皇塔配鹅肝油松露酱、北欧海鲜浓汤、奥斯陆炙烤芝士龙虾、佛罗伦萨黑胡椒意大利面，餐后甜点是提拉米苏。没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，请慢用。好的。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 电话，我可以请问一下吗？不用问了，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。是的，有钱的确可以为所欲为。嗯，我是说，能不能把音乐关了？啊？不是很好听。好，其实我也觉得吧，在家吃饭听小提琴容易消化不良，但那群厨师每次过来都要放，可能是想要好评吧。 两个男的一起吃烛光晚餐，会不会有点怪？要不我把蜡烛熄了。我其实只是想请他在家吃个饭而已。谁知道那几个厨师怎么搞这么大阵仗？不过江婷本来就对我有意思，这下他该不会以为我要追他了吧？虽然我追一下也没什么，如果他确实是清白无辜的话，可是从建宁开车到公州要四个多小时呢，异地恋维持起来难度很大呀。嗯，哎，江队，嗯，如果以后有机会。 你会想调来建宁工作吗？都无所谓吧。我靠，他愿意，他好主动啊！他都这么主动了，我不能辜负他。谢谢。啊？谢什么？不知道。你总能让身边的人感到很安全。啊？好了，吃饱了，我去洗碗。哎。 我来帮你擦盘子吧，嗯。不早了，我去睡觉，晚安哦，晚安。 扳机了，可我不想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你的手那么好看，扣下扳机的时候一定更好看。啊？我的手？对，你的手。你洗碗的时候，我一直盯着它看，真真好看。 你也开车去天纵山接儿子，发现陈小琪根本没跟同学在一起，他真的失踪了。操！这他妈还有完没完你听我说，这次是真的。陈家夫妇接到了匿名电话，里面是陈小琪撕心裂肺的惨叫和求救声。同时绑匪说，离行刑时间还有三十八个小时五十二。什么？ 所以说，申家夫妻俩因为不放心，还是决定连夜开车去接儿子。结果凌晨三点多到了农家乐旅馆，发现儿子真的整夜都没回来。对，他们焦急之下询问了申小吉的同学，但孩子们都非常不配合。不配合？啊，都说不知道。问是篝火晚会之前还是之后离开的，有的说之前，有的说之后。 就是都在撒谎的意思了，差不多。但一群撒谎的孩子，总比刻意撒谎的犯罪嫌疑人好对付。那如果孩子就是嫌疑人呢？不排除这种可能。凌晨五点十七分，家长再次接到绑匪电话，听到长达十多秒的申小琪的惨叫和呼救，随即声音被掐断。绑匪只留下一句话：“距离行刑时间还有三十八个小时五十二分钟。” 十多秒钟的惨叫，加一句警告。这通电话卡在六十秒以内。预告的行刑是明天晚上八点零九。对，姑且算八点十分。但为什么？不，你不能少算那一分钟。绑匪的时间观念很强，几次打电话应该都是掐好了秒表，报时更是精确到了分钟。 如果不是在故意套路线索或恶意捉弄，那就只有一种解释了。傍晚八点零九分，这个时间对他来说是有特定意义的。对，不能啊！这个时间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，能有什么意义呢？这我哪知道？我又不是绑匪。哎哎哎！办案呢，你这什么态度？ 还在对刚才把你从被窝里挖起的事耿耿于怀？我这叫暴力抗争无果之后的消极抵抗。你行，你先睡会儿，队里已经先去天纵山了，到地方我叫你。 严哥，哎呦，这也不是路。哎，麦香，老魏跟老吕都不在吧？不在啊，魏二老板在市局远程指挥现场呢。我们先到农家乐来调查情况。那就好。哎，你可以下来了。嗯。情况怎么样了？刚给学生做完笔录，两男两女，一共四个人。有人说，陈小琪捡木头之后根本没有回来。 有人说压根儿没有注意到他在不在，有人说晚会上好像看到了申小琪，但是夜里看不清。那王珂呢？哦，就是包内老王那个儿子，他怎么说？就是他说申小琪捡木头之后人根本没有回来，这也是我们现在最倾向的说法。那是谁说晚会上看见申小琪的？阿姨，别担心了，不可能会有事的。喏，就是他，谭爽。 晚上都不见人了，要是有个什么万一，可怎么得了？阿姨，您先放宽心。 <laughs> 谭爽。啊。警察，这是我的证件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事儿。看你挺会安慰人的。 你怎么知道申小琪肯定不会有事儿？因为来了很多警察，所以我相信，不管发生什么，申小琪都一定会安全回来的。我看过笔录了，去附近转转。哎，行。马翔，跟着你陆顾问，小心伺候。这。陆顾问，这边走。他们住的房间在哪？你别紧张，我就随便问问。 你知道申小琪被绑架了吗？听说了。他平时在学校里有不对付的同学吗？没有。哦，这空气不错。谁提议来的？申小琪啊，他说这里好安静，与世隔绝。 <laughs> 与世隔绝？嘿，你们这一共来了几个男生？几个女生呢？女生有我跟甄彤彤。 男生有申小琪、王珂和吴子祥，你们不是看过旅馆登记本了吗？我看你们五个人开了三间房，难道有一个人落单？吴子祥睡觉打呼，连男生都不愿意跟他住，只好自己住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就奇怪你这个小丫头，怎么对警察叔叔这么反感？你、你们警察把我们当嫌疑犯似的，问了一遍又一遍。 不爽？难道很奇怪吗？你的手受伤了。那只是喂猫的时候。把你的手机给我。哎，你别动我手机！你。行了行了，看看而已。还给你。我可以走了吗？去吧。严哥，早点买来了。哦，我们查了其他学生的手机，果然跟你说的一样，所有人都没给家长打电话。嗯。 谭爽也没有。通常这种情况下，未成年人早联系家长来怼警察了。但这帮孩子怕归怕，竟然都没有通知爸妈。人的恐惧分很多种。这四个学生恐惧的对象不是绑匪，也不是生死未卜的同学，而是警察。似乎他们都觉得，只要熬到申小琪回来，警察就会撤走；只要坚持住，不告诉家长和老师，他们就不会被骂。 你的意思是，申小琪的失踪是这几个学生的杰作？他自己是主谋的可能性最大，不排除那个谭爽从旁协助，其他几个同学拨火架桥。但为什么呢？叛逆少年离家出走，伪装被绑，用高额赎金来证明自己在父母心中的地位，这种桥段只有在电视剧里才会有吧？不，不至于。 申家夫妇对儿子显然是很关心的。再说，如果是自导自演，进血的上亿无法解释。那难道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关？熊孩子偷鸟蛋，被动物保护主义者给绑了？你当写小说呢？我专门查过。首先，这块景区根本就不是海雕的栖息地。其次，论白尾海雕的凶猛程度，这几个熊孩子绑一块都未必是对手。真敢偷摸鸟蛋的话，骨灰都凉了。 这么诡异啊！那严哥，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哪知道，我又不是绑匪。哎，让你买的早点呢，拿来。哎，陆顾问，这种未经许可的搜查可是违规的呀，而且还是翻女生的东西。哎，那个那个，陆顾问。 咱们要不去买点吃的，早餐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个你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你严哥肯定知道。这这粉红色的长条形圆棒，带一个短柄和一个橡胶手柄，还有几个开关。难道难道是？哎，我哎呀！ 陆顾问，陆顾问，你你可真是……哦，陆顾问，嗯，给你送吃的来了。哟，你是戴手套蹲地上，查到什么了？有什么吃的？这可是我百忙之中不辞辛苦，亲自去买的豆沙包、甜豆浆，专门慰劳我们陆顾问的。来，喝吧。要是你能放着只剩三十多个小时的绑架案不管…… 先跑去买什么包子豆浆，这副支队的位置恐怕也坐不长久了啊！是是是，我百忙之中亲自吩咐老高手下的实习生去买的包子，拿着喝吧，别这么多废话。哎，找到什么了？不算证物，只是疑点，主要是我们发现了那个啊啊！哎呦，那个那个那个粉红色的粉红色的圆棍，毛发对不上，你自己看毛发。 看。哎，这这个尺度，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我得缓缓。果然对不上。我知道这几个小孩到底在隐瞒什么了。这年头学生胆子真是……男生屋里有另一个细节，我建议你来看一眼，或许会有更多推断。嗯，看看去。哎，马翔，你怎么了？脸那么红，不舒服？我我不是，我我没有，就我你。 你手上那个啊，你有毛病啊？这个陶瓷卷发棒有什么问题？嗯，没有没有，呃啊，你以为这是什么啊？啊，臭小子，我我我，小马，听哥哥一句劝，哎，恋爱还是要适当谈一谈的啊！哎，不是你们，哎哎，你们听我解释啊！ 严父，学生们都在客厅了。嗯。谭谭爽，我我害怕。别怕，不会有事的。都是申小琪的错。等他回来，非要敲他一顿。谭爽，王珂，吴子祥，甄彤彤，还少了一个人呢。申小琪会回来的。哦，是吗？那么，被申小琪带走的那个女生呢？ 谭爽，甄彤彤，你们俩前天晚上睡的，根本不是同一间屋吧？我彤彤，看来咱们这有一对小情侣或者其实是两对。你别胡说八道！叔叔，求求你，别告诉我爸，我们根本没有什么。警察就了不起了吗？警察就可以血口喷人了吗？你俩没睡一屋，可能还能抵赖得掉，他俩估计是不行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敢当。 睡了不敢认可不算男人，吴子祥，你说呢？你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们两个女生，一个齐耳短发，一个直发马尾。可是女生房间地板、浴室和床上明显有三种不同的头发，其中一种与卷发棒上留下的这根长发特征相同，说明卷发棒的主人起码在女生房间里住过一夜。而你，吴子祥。 你的房间枕头上有几处不明显的唇膏印，另外还有几根黑色长发，想必是你的小女朋友甄彤彤的。甄彤彤，你哭什么呢？怕学校知道，家长知道？没事儿，今天警察叔叔来呢，是为了调查绑架案。只要申小琪和另外一个女生安全回来，我们立刻撤走，谁也不知道你们前天晚上谁睡在了哪张床上。 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杜威捡柴火的时候走丢了，沈小七去找他，所以才整晚没回来。啊，那你手背内侧那几道抓痕，很可能残留部位的 DNA。敢不敢去市局做个鉴定？我没有害他，你们胡说！我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来猜猜当时是怎么回事。 两对小情侣带着另一对孤男寡女出来旅游，你想借这次旅行的机会，给他和布威创造单独相处的时间，撮合他们，对吗？听说你们昨晚举行了篝火晚会，那么应该是在捡柴禾的时间，你引诱布威来到山林深处，打晕了他，再让申小琪实施犯罪。我没有，没有，不是这样。你以为未成年是协同犯罪的挡箭牌？哼。 我告诉你，只要满了十四岁，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、强奸、抢劫、贩毒、爆炸、投毒罪，全部都要负相对的刑事责任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不薇出了任何事，没有，没有，不是这样。韩爽，你也许没这么想，但如果申小琪热血上脑，或者哪怕申小琪和不薇情投意合，事后你都算犯了罪。 明白吗？胡说八道，这都是污蔑！胡说八道！你确实不想，但法律上的强奸罪非常偏向受害者。只要女性愿意指认，生物检测又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，男性定罪的可能性就非常高。就算申小琪和博威此刻是你情我愿的，但当他们回来，当博威发现事情被搞得满城风雨，连市公安局都惊动了，面对学校、家长。 亲戚、朋友、同学，他会怎么说？所有人都在逼他当受害者。只要他说出“我是被迫的”，申小琪和你就都完了。你手上有伤，又极度抗拒我们调查，我们不会放过你。判你的罪，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。 韩爽，你没错的，说出来吧，配合调查，你就不会有事儿的。我，我才没有害他，我是想救他的呀。当时，当时计划是我带步威去捡木头，让沈小七跟在后面，等天色晚了，我就悄悄溜走，步威一定会很害怕。 沈小七正好可以英雄救美，只是，只是我还没来得及走，微微就掉进了树沟。我的手就是拉他的时候被抓伤的，我拉不动他，我就赶紧去找了沈小七。 而且，而且我因为不放心，我还跟着小琪。我看着他把布威带走才放心的。所以你们一直以为申小琪和布威现在是在某个别的旅馆或者网吧，而所谓的绑架只是普通的电话诈骗。我我们我们，你们知不知道这种原始风貌的深山老林藏着多少危险？半夜有多少毒虫蛇蚁和野生动物出没？两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，有多少种花式送命的可能性？ 你们这种罔顾他人意愿、 <laughs> 有组织有预谋的干涉他人行动的行为，就是犯罪。可是，可是，不为肯定对沈小秋有好感，他都跟我透露好几次了。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出的事？你们跟我一起去找，马上。 严叔叔，有有水吗？哼，王珂，给，谢谢。喂，王星，谭爽，你带季真去申家拿电脑，喝点水吧。恢复 QQ 聊天、网页浏览及搜索记录，把申小琪近三个月的通话记录全部调出来，重点查微信、淘宝、支付宝。申小琪是什么时候、通过什么方式租了什么样的车？两个小时内必须告诉我详细信息，动作快。 严叔叔，呃，你们会告诉我爸吗？告诉他什么？赶紧攒钱给未来儿媳妇下聘礼吗？老子上高中连动作片都不敢看，你们倒好，奶味儿没干就敢玩这么……就是这里，不会就是在前面掉下去的。严哥。 我们通知了学校，其他几个学生家长正在往这边赶。顾维的户籍资料也找到了，啊，从小父母双亡，监护人是他叔叔，我们正在尝试联系。这是什么？顾维的资料啊！要我说，怪不得陈小希敢玩这么大，这小姑娘长得可真是，不去当明星都可惜了。我看看。 这姑娘五官精致得像工笔丹青，确实美。不过，美的也太死板了。还是……怎么了？你看我干嘛？还是锦花好看。哎，是我的错觉吗？这个小姑娘的长相，哪怕只是照片，都让我觉得怪异。 您在看什么呢？呃啊啊哈，呃那没有没有，我看错了。你瞧这眼神，拿不到钱，你们就别想要这个小孩的命。还有一个女孩子呢，你们勒索对象是身家，能不能把另一个还回来？能找出来就行。这年头，孩子干出什么来，我都不奇怪了。哎，你才是干出什么来，我们都不奇怪呢。雷鸣声响彻。 云霄之上，波涛起，乘风破浪。黑与白交织，灰色的网，看不清黎明前的窗。